第三部分，第十一到十七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地球生态超载日又称生态越界日或生态负债日。地球生态超载日指的是。 根据估计，地球当天进入了本年度生态赤字状态，即地球上全部人类活动的总消费量已超出了地球本年度产生的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总量。我们的地球就像失去了尾巴的壁虎，本来是可以恢复原貌的，它可以让植物再生长。 可以恢复鱼类资源，重新吸收空气中的碳，让干净的水重回湖泊、河流和地下蓄水层。但这些过程需要时间。自文明发祥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地球补充资源的速度快于人类消耗资源的速度。然而，我们最终还是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从一九七零年起，我们每年从地球获取的资源开始超过其可以恢复的资源。 自那以后，地球生态超载日就一路狂奔，不可阻挡。二零一五年的八月十三日，它就已经来了。十一，地球生态超载日意味着什么？十二。 说话人举壁虎的例子，主要想说明什么？十三，人类活动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天的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中国是丝绸的故乡。 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而输入的商品有玉石、珠宝、皮毛、香料、汗血马以及葡萄、黄瓜等农产品。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有一条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另一条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陆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十四，这段话中的“丝路”指的是什么？ 十五，说话人提到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主要想说明什么？十六，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今天的哪里？ 十七，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